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今天咱们这个跟周孝正老师啊，哎，周老师，我一直不知道您这教授是什么，在你学校什么级别的？像我们这一批人呢，他是一个所谓倒霉蛋儿，什么意思呢？我六六年高中毕业，六年小学，六年中学，一天没耽误。北京四中高三毕业，完了，到考大学的时候，这个下乡，啊， <laughs> 哎，等到恢复高考的时候，我已经三十一了，嗯，所以三十五岁大学本科毕业。 但是我们这个是六年小学、六年中学加上四年本科，实实在在的。啊，哎，但是三十五岁就不许考研究生了。嗯，研究生就不许考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这波里头，凡是念满了这个四年本科的，都没有一个能考上研究生。那就是大二、大一、大三的时候，人家就考研究生了。所以你随便。八二年大学毕业。对，所以说呢，那我们这代里头，严格说不可能有教授，因为教授、副教授啊，他得有研究生的学历，特别是现在的教授得有博士的学历。 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博士，也没有硕士。那您这教授怎么混上？那就是瞎混呗，就是就人家就说你是教授，其实会叫的野兽不就是。 <laughs> 不会吧？但后来还是平平职称。后来呢，也是这那都是，等于说现在我退休了，谈不到什么教授不教授。你知道，院士您有没有做过这个梦？我们那时候没有，没有，我们那时候就没有院士，院士都是都是一些。 我们那我们叫知识青年，得那个时候得大学在校生，他们叫知识分子。知识分子里头有院士，我们那里根本就没有院士。中国现在是文科没有院士，是吗？对，院士全是理工科学院、工程院院士。两院院士。这样呢也这样也减少了很多矛盾，因为文科评院士啊，那吵的就更厉害了，不好评。你没有评马克思主义院士，好像这个哲学史上来说是吧？对。哎，但是最近我跟你讲一个啊，你们可能会对这个感兴趣，哎。 南方周末有一个标题啊，说学生举报导师，标题叫我怎样帮导师评上中科院院士，说的是这个披露这个院士复旦的一个，哎，这你们上海人你应该知道，王敏，呃，王敏什么呢？叫王正敏，王正敏呢，听说在叫中东方第一耳啊，在上海就耳鼻喉科的这个这个呃呃第一流的这个专家，嗯，他这个哎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啊。 他的一个秘书也是学生，这个学生就做他的秘书。嗯，曾经啊，费了很大劲帮他找人，帮他汇集材料，然后说，在他评院士过程中，他这个呃这个秘书啊，好像叫王宇，叫什么来着？王宇成啊，王宇成。对，王宇成本来是帮自己的老板，你们现在不都管导师叫老板吗？帮自己老板评上院士。嗯，但是呢，现在他突然呢，又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举报。 这下新闻媒体现在都关注复旦，都要要要要要调查，又要复查，就是说他的这个院士论文有没有造假，有没有抄袭。可是呢，另一种声音也出现了，另一种声音说呀，说这个这个王正敏呢，基本上评院士没什么问题，就以他的这个这个这个成就啊，说呢这个学生他是有点挟私报复，觉得我帮了你忙，评上院士了，对吧？那么。 你答应照顾我的一些事儿，你可能就没做到。嗯，那么我给你来这手，嗯，这也是一种呃议论。但是这个事儿要一闹大了，就像中国的事儿一样，严格说来，按照你们今天的学术标准，嗯，那它是有水分，他递交的材料。 这个事儿，你周老师你怎么是，就是因为啊，这个裁判员本身素质就不高， <laughs> 关键在这儿呢。 <laughs> 裁判员谁呀？吹黑哨啊，踢假球吹黑哨，这不是足球他是讲院士评审委员会。院士这委员会里头就没有所谓黑哨吗？你比如说，铁道部的一个高级干部，他花了多少钱想弄一院士？对，钱都是天文数字啊！对，你想想。所以说，你说人呢，他是既不是天使，也不是魔鬼，难道给他这么些钱就不被腐蚀吗？ 对对，所以说那些裁判员里头也有吹黑哨的，就这么回事儿。所以说，一般的像我们社科人文的这些，我们这圈内人对于院士啊什么都没有什么感觉。为什么你争那干什么？争那个那叫争权夺利。为什么你有了院士就有了经费？那经费可能百万、千万、几千万，甚至于上亿，他就最后就分赃不均了。嗯，简单说叫内斗内耗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。 包括我们学校的这个被这招生的这这个人，没什么呢？也是内部出问题。为什么？他的利益太大了。你想，一个点招生大约就百万，变一个专业就是十万。他他据说他弄了一个亿，他没有一个亿也有几千万，对吧？那你这钱太多了，他就摆不平了，摆平他就废。 内斗了就内耗出，就说收钱的不是他一个人，对，而且他收了这么多钱，他这里就有差错，他可能收了钱没给人办事儿，那人家不干吗？他收了我一百万，你没给我办。可是你要是，呃，因为你你老干这事儿，你就慢慢的可能就，就含糊了，对，是就是出出差错了。所以说这个院士的这个评选的机制，他就有问题。 那你觉得你你在西方上过大学？我我倒没有那么大的怀疑，不过我想这个事情分开两两两面来讲，理性的来说，分开两面来讲，就是说一方面呢，现在呃呃，就是这个院士也承认，他揭露的材料里边有三分之一啊，不大符合学术规范。对，他承认，他说我没有造假，没有什么剽窃，好像证明他这些东西都是原创，但是有一部分呢，可能注解啊各方面没有标出什么。 不大符合学术规范，那么但是呢，他又坚持说，他不符合学术规范的这些东西呢，并不在他申报院士的主要的材料里面。对，那么这个问题呢，我我想最善良的角度来讲，还是应该相信那个 <laughs> 周教授指的不大相信的这个委员会，就让他们来评判，就是说他不符合规范的这一部分，会不会影响他的院士的资格。 如果说不影响，那么他应该还是院士，对吧？当然，他作为一个学者来说，他有一些缺陷，但是他的院士资格还在。假如说他是呃影响到，那么就影响到院士资格。至于他学生的对这个老师的这个态度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我觉得这个情况也常有，这个情况我们从道德上大家也都可以理解，就是说是不太好。就是学生，老师说，他走到这一步，很多都是老师栽培。 对不对？嗯，所以老师讲的媒体标出来的标题很有意思，就说这个老师两点，没想到他这么恨我。那这个我我是蛮有理解，因为你一一个你做到个院士，你个教授，你下面学生很多，嗯，你总是尽量帮，也不可能个个都帮到百分百，对对，也可能也不可能个个都帮的一模一样，你稍有一点不不称心的话，这个学生就这么反了。 而且他据他说是学生写了一份材料，对，就是叫这个院士写的是关于这个人的一个材料，里边用的都是非常绝对的话，就是说他是最好啊，他将来可以这个学科接带头人啊，什么什么，就是等于拿来叫他签名。他说我就是因为没签，他就整了他很多黑材料。那么这个呢，从道德上来讲是不大值得同但是事情还是分开。尽管他这个揭露有不道德的动机。 但是，只要揭露出来的事实是不符合学术规范，那这个院士也还是。但是，这这个问题啊，其实它不是个案，个案没有意思。你比如说吧，是导师报复学生，学生报复导师，这都可能有。它不是个个案问题，它是个基本的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。嗯，你比如说，提干，嗯，比如分房，以前的评职称、涨工资等，它都是稀缺资源。那么这些稀缺资源分配最公平正义的就是高考本科大学，你要作弊，按刑事犯罪。 可是现在呢，他叫所谓的院校叫自主招生，是吧？他就像这一块净土，他想他把它腐蚀掉。你比如说提干，提干的问题多了。你比如说这些大贪官，有部级的，有中央委员的，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，谁提的他们呀？他们怎么上去的？什么时候说过？对不对？你想，你想，你提这么大的干部，你都可能腐败，比如花钱买官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想想，你那个评院士的那个那些裁判员们，难道他们就不会吹黑哨吗？ 呵，现在他不是个案，你不要分析是个案。我看他这评选这个还还还还信誓旦旦呢，就说我们这个评选院士这套机制，对于这种任何抄袭什么掺水的行为，叫零容忍啊！一旦发现这院士的那那意思标准是很高的啊，绝对不可以接受。但是你评院士那个全过程你公开吗？对吧？他敢公开吗？所以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有句话，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，让人民监督政府？ 只有在阳光下，阳光就是你得公开，你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你这个院士也是一样，他评了院士之后，后巨大的利益，比如说几千万的课题就到了，他这单位整个就上升了。我这大学里有几个院士，我这单位的级别都上升为什么官职、评判、价值、配备、级别待遇，所以后头巨大的这些好处，有形的、无形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他那个机制就出问题。 就是你说你抓住一个心理的比较偏狭等等报复，那都不是个问题，那哪儿都有。我就我就首先问你，这些今年今年的副部级的干部，就是就是呃部副部以上的干部，拿掉将近二十个了。我们问问落马的，对吧？从十八到现在，一年就二十个。那么这二十个怎么上去的？你知道吗？谁让他们上去的？他们负责吗？他们道歉吗？问题就在这儿呢。 周老师，也就是说，你吹了黑哨了， <laughs> 你你难道副部副副部级的全国一共有两千多个？嗯，你二十个就百分之一啊。对啊，他们说起来，我们啊，这个百分之一的比例嘛，对不对？那也要打百分之一的比例，那你说一百句话得有一句话道歉吧？ <laughs> 不是，你看你那话里头有道歉的话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周老师也要协助调查一下。不用调查，这就是一种常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<laughs> 但是你说啊，法兰西不是也有什么院士吗？他们那种是怎么个机制？他向全社会公开吗？比如说，人家发达国家的一个大学出现一个教授的空位，大概就得七个教授去推荐，七个教授不许是一个国家的。 啊，是吗？对，你想想，你一个呃，而且你那个论文呢，它有一个检索，你那个论文呢，得被别人引用的次数，它有一个统计，也就是说，你发明一个冷战，那还了得吗？那很多人就引用你这个，你这冷战被引用了成千上万次，对不对？我们呢，那个那个论文它就没有，这是从技术来讲，它就没有那一套比较完备的、互相权力互相制衡的这么一个制度，比如人家是双盲，双盲来验验你的论文。 就是谁演的你不知道，那你你你这个论文谁做的你也不知道，就双方都堵着眼睛，叫双盲匿名，他有哎匿名，他有这么一套制度，但是这套制度还属于技术，嗯，还不属于人心。为什么呢？人家有信仰，我我信仰所谓的，不管是佛还是耶稣基督，对对对，你现在你中国才有信仰吗？他至少要要要脸要脸吧？对他这我这学术。 他中国都叫拜金主义盛行吗？所谓的抬头向前看，低头向前看，只有向前看才能向前看， <laughs> 都这个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我们的领导说了，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民间信仰系统不行了，是是是，干 <laughs> 部的信仰系统也不行了。为什么现在要要什么群众路线？哪怕他谢谢阎王爷都有所敬畏。所以说，他如果他内心没有了信仰，他你再加上多少技术，人有反技术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我们老批判技术主义呢？因为你有措施，他就反措施；你控制，他就反控制。 对他还是唯心思想， <laughs> 不是唯心， <laughs> 就是说你首先内心得充满他他他们那个最高的招聘啊，包括这种院士，他也不是公开的。但是他的确，他的制约制度就是像他，他也不用上帝啊什么。他的院士本身这个荣誉就是一个信任。对啊，你有这个脸。我这一辈子，像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那些老头啊，我这一辈做的事情，我手哆里哆哆哆哆，我可能做错了，但是只要我是真心做的。 那错也是我错，你，但是我我我不是收钱，我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关系，真心的错，不是假意的。那么另外呢，它有相当部分的这个程序呢是公开的，比方说，我最近参加了台湾的一次评奖，香港的评奖跟内地的评奖，那一个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在评奖过程当中说的每一句话全部录音，事后可以被人家查。 啊，就是，所以我给你举个例子，这些领导人在当领导的时候去拿的这些学位，硕士也罢，博士也罢，你把他那博士论文你上网，让我们瞧瞧，对吧？某某某，呃，省委书记 <laughs> 拿到一个博士论文，您的论文让我们瞧瞧啊，敢吗？ <laughs> 绝对不敢。哎哎，所以为什么说得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呢？这才你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连阳光你都不敢。前一阵就有学者的这种。 学术规范受质疑，本来很危险的，后来突然就停了，原因就是因为牵涉到。 <laughs> 那为你看哈，那为什么你看现在是学学者想当官儿，当官儿的想当学者？不是当官儿的拿学者这个东西做一个做一个呃招牌，还是继续要当官？对他要想升官，他也想升就得积累这种学术。比如说我是一个博导，那么我又是一个官儿。 那么就可以升的比较厉害。对，我副部级，我又有研究生学位，我有博士学位，下一次提干我就。所以说，咱们的学位有两种，一种是教育部承认的，一种是组织部承认的。重要重要的是组织部承认的。哎，所以你看这里边呃，就跟那个说高考一样，它关系到一种什么呢？就是资靠资历选人。 还是靠能力选人。高考还不太一样，高考呢，他等于说是你是文盲，那你就先认字儿，先过这坎儿。对，你你在这个现在的社会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受过大学大，就是受过的高等教育，你有很多的门槛你都过不去。这也有道理，就说你连字儿还没认全呢，你说我非得要干这干那个，您先认常用汉字儿两千五百个，您认全了，他这么个意思。对，所以说现在的大学的，特别是高等教育，它实际上是一个门槛了，它也有一定的道理。 当然了，你也不能有人说我就是不识字儿，我就是一白痴天才，那是极其少数的事儿。其实也是好传统变成了个坏现实。好传统是什么呢？咱们古代科举制度，读书读得好，学而优则仕。对，那现在不是这样，现在是你为了要更好的仕，我拿一个学的东西来贴金。 啊，其实还是关。而且你看，你们这个做教授，我也觉得现在的这个学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，我觉得老板很有意思。就是你看他这个王宇成啊， <clears throat> 他都到了哪种程度？啊？这个这个王正敏院士啊，这个私人邮箱都是他在管理。嗯，这电话他来接，哎，是这样吗？就你说那词儿，老板，老板他得有秘书，对，为什么他事儿太多了？ 你知道吧？他去弄几千万课题经费容易吗？对吧？他弄完了课题经费，他得带多少？哇，完了还得搞项目，还得去拉关系，还得这个那，所以他就得有一批研研究生，把他们叫老板是很顺理成章的事儿。但名义上叫老板，实际上呢是中国过去的那种师徒制，道坛余出身。 哎，对呀，对你这个，你你这个老板吐痰，我得帮你接着，我帮你弄。对，完了还是近亲繁殖。当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是反对近亲繁殖的，现在就是你像我们学校出事那个，他导师就是我们校长啊，对，我导是我们校长啊，给他当了博，给他导师，导师导了几年，弄些博士就给留起来了。所以说他现在的高校的近亲繁殖所谓太严重了，所以我就想三十多年以前就反对这事儿，现在不但比那时候，呃还严重。 这与香港一样，所以人家有一句话嘛：“任人为贤的前提，任人为亲。为什么不亲？我怎么知你贤？” <laughs> 举贤不避亲，各位，举亲不避贤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那是另外一个贤。另外，我看一些材料。 是是不是现在这个学术不靠谱啊？实际上也是个世界性的现象。就是说，你看最近出来几个事儿，有一个学者啊，就跟这个打黑似的，他自己编造了一篇虚假的论文，这这个里边的实验术语都是真的，但是里边这个结论完全是不知所谓的。嗯，然后就投给全球几十家专业的科学期刊，嗯，其中竟然有超过半数的给他回信刊登，甚至于在他说啊，他又发现。 他就是说，我这个实验数据有问题，哎，你们不要刊登。还甚至还有几家权威学术期刊说啊，说你什么时候准备刊登，随时通知我们，我们愿意给你刊登。然后还有更神的，就计算机论文生成软件，有两个学生，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，就编的编程啊，编的一个计算机内容，把这个术语啊和一些公式输入进去，最后出来的这篇论文呢。 粗粗一看，完全像是他们那个专业的论文。可是如果你认真呃，就要要把它看懂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呢，他不知所云。但是就是这样的论文，发表在世界级的这个学术期刊上，它最最成为一个世界的一个一个丑闻，这是什么现象呢？但是啊，这还是对于我们中的一种心态。 就是说呢，我们出了事儿了，我们说你看人家也出事儿，对， <laughs> 这种心态， <laughs> 美国也有苍蝇，哎，这叫哎这叫闻过是非。你想想，人家几十年以前，比如说伦敦雾，他也他也有，他也死人。对，你看我们现在有了吧？你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，对对，也就是说前车之鉴没有没无效，人家这儿翻，你看人家这儿翻了，我走这我也得翻。对对对，你这叫什么事儿啊？那还有没有所谓的先后？还人还有没有学习的能力了？ 对，说美国当年也是食品，造这就是叫闻过是非，你知道？这就叫所谓阶段论。我们到这个阶段，我们就得这德行，这就完全错。 <laughs> 完了就开始找茬儿，比如说那个刚才咱们讲的埋，说你炒菜你有埋。 是吧？你不是叫发胶吗？那发胶也是埋么样将来 <laughs> 发胶你一喷，这将来一散，这就是这就叫这就叫，我 <laughs> 管它叫文国是非。哎，发型现代化是吧？必然会带来这个哎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你想这孩子小的时候，他没有这坏毛病，就相当于我们三十多年空气是新鲜的。现在我们发展了，说你看发展了就必然就得空气就不新鲜，有这道理吗？ 再说你发展是为了什么呀？对不对？你连一口气儿都没了，你还发展什么呀？ <laughs> 对不对？哎，他讲的这个，所以说中国有一种论论点，就是说中国有了丑闻了，你也有啊？你现在没有，你以前有啊？但 <laughs> 是你有为什么就不比我有啊？鲁迅很早以前就讲过了，在外国也有蚊子，也外国也有老鼠。那其实是他有蚊子，他有老鼠，但不代表我们的老鼠就好。对，人家外国的月亮是圆的，是亮的。现在怎么样？说这不对，现在对了。为什么你有一埋？ 它那一变形，它那就不怎么圆。我跟你讲，它要是蓝天白云的月亮就是圆。 <clears throat> 我想想，所以说现在你再说说外国的月亮是圆的，怎么了？错了吗？没错。 我实际我眼睛为证， <clears throat> 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。你也不是说所有的外国，你就是欧洲，特别加拿大、欧洲、加拿大，那个月亮我看见了，就是比中国圆呐，比中国干净啊，就是比中国亮啊。但是他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，老老百姓。 <laughs> <laughs> 哎，那这个这周老师，你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学术界，现在你像包括那天咱们说这个霾， 调查出来说什么汽车尾气才占百分之四的这个原因？你觉得学术界这个心呢，是不是也沦陷了？它对中国是个社会，它这社会是有机的组成的。说你比如说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是非常对的事儿。那么你别的地方腐败，你比如干部腐败，腐败的性质非常的恶劣，是吧？政治影响极坏，令人触目惊心。腐败已经威胁到了党的生命，甚至于亡党亡国，这是十八大的原话。那我问你，干部这么腐败，学术界它能不腐败吗？是。 对不对？这是没有的事儿啊！但是咱这科技不是一直在进步吗？为什么又一直都进步啊？它科技还有退步呢！你可注意，你比如说这个治霾，这事要花一千个一万个亿。你说这叫进步，叫退步？您先把屋空气给弄坏了，完了您再说我去治理去， <laughs> 是不是啊？完了，现在家里头呢，有钱人呢，弄七个、九个所谓这个这个空气净化器。我去了一个 <laughs> 一个人家，对对对，九个，是是。他就问我说：“你看我们家那气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当然好了。”他一屋就摆俩。 对角摆，你明白吧？ <laughs> 真的有好处啊！打九个啊！空气净化器，而且还据说是瑞典进口的，三千一台。他们家他你你说一个有钱的人掏个几万块钱买他十个八个，他没什么区别啊。对对，所以说一般老百姓还说呢，这空气是最公平的，因为你都得吸啊。你以为呢？人家有了埋人家家里头，人家吃，人家上汽车，汽车里头也有那个净化净化器。完了，人家坐着汽车上飞机，人家奔哪儿哪儿没有？比如说今年春节，好多北京人都躲出去了。 像我那好多同学都躲去了，他叫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 <laughs> 对不对？所以说最后还是底层人倒了霉了。哎哎，真是真是底层人生活在井里了。对，原来还以为那空气呢，空气也不也不公平。哎，你有钱你可以躲，没错没错是不公平。你有些部门现在你这都装那个大楼的那个空气东西净化了，那中南海的空气非常先进，能能好一点吗？那这国家领导人要保证的。不，首先小气候就好。 啊啊！它那小气候，山清水秀啊，就这一块地方，对这一块就相对好，因为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。污染源的距离是平方成反比，你说你远一倍，它就小四。哎，你瞧他这眼。